第二十九集，待那群人走远，他们才从树丛里起身离开。返回营地的时候，两人也是分开走，从始至终都没有人发现尤崇和林和熙曾经单独出去过。露营在第二天早晨结束，老师清点过人数以后，大家各自收拾东西离开。林和熙昨晚睡得不是很好，将帐篷还回户外设备店以后。 就径直回校外租的房子里补觉。整个周日就这么睡了过去。周一下午的专业大课，林和熙在教室里见到了宁南。自打理工学院的人过来找茬，却闹出不小乌龙的那天起，林和熙就没再在学校里见到过宁南。如今对方还有闲心过来上课，多半是事情已经彻底解决。大概同样是觉得太久未见。 宁南主动招呼他过去坐，林和熙脚步微顿了顿，最后还是朝对方走了过去。他在宁南身旁的空位坐下，恰好听见对方在和另几人说国庆的假期计划。许是心情不错，瞧见他坐过来，宁南主动伸手搭在他肩头。下周国庆放假有什么安排？林和熙极为随意的答：“啊，应该在家打游戏吧。” 顿时觉得索然无味。宁南松开搭在他肩头的手，又转头和其他人说起话来。他们聊得专注投入，林和西虽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但也能从偶尔钻进耳里的只言片语中，猜出宁南最近大概是交了新女朋友，计划国庆假和女朋友去海边玩。林和西兴趣缺缺的称头，懒洋洋望向讲台上语调激昂的专业课老师。 大学专业并不是他自己所选，而是学院内部直接分配。林和熙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但事先了解过他文化课成绩的林远卫显然认为，无论什么专业对他来说都差别不大，只要能拿毕业证就行。对此，林和熙亦没有做出任何辩驳。国际学院确实没有他想读的专业，他微微低头。 视线扫过前排学生信手在专业书里留下的涂鸦，指尖轻轻一动，忍不住回忆起前两天在树木园的湖边手握画笔时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接近三年没有碰过画笔，在提笔时心中只余下满满的生疏感。从前排收回目光，林和熙垂下眼眸，望着课桌的桌面微微出神。下课铃响起来以后。 明南率先从座位上站起来，显然是被吹捧的心情舒适。他微微抬高下巴，眼底浮起几分得意。这几天如果有时间，我和我女朋友请你们吃饭。剩下的人自然是欣然点头附和，仿佛仍是觉得不够。宁南又转过脸来，神情傲然的瞥他一眼：“哎，你也来吧。”林和熙闻言，漫不经心的挑唇道。 我就不去了，这几天比较忙。将他敷衍的态度收入眼底，宁南顿时心生恼怒，语气里裹上浓浓嘲讽：“ <laughs>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反正不是打游戏就是去酒吧。”林和熙微微一笑，不再搭腔。经过对方提醒，林和熙这才隐约记起，自己似乎又有许多天没去喂流浪猫了。 他在傍晚时分去了酒吧旁的巷子，然后在那里遇到同去喂猫的方清宁。对方看见他时还有些惊讶，我还以为你最近不会来呢。林和熙姿势随意的靠在墙边，看那只橘猫小跑过来蹭他的裤腿。这条巷子也不安全，你一个人最好少来。方清宁神色认真的点头，转而又似想起什么般，主动向他开口报备。 那天回去以后，我就再没去过酒吧了。倒是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听话。林和西神情略带讶异的笑了起来。两人喂完那只橘猫，顺路结伴回学校。酒吧街已渐渐热闹起来，玻璃门前非营业时间的木牌被取下，街对面的小吃摊也开始出摊。骑重型摩托车的车队骤然从拐角冲出来，林和西伸手拉了方清明一把。 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擦着方清明的手臂呼啸而过，疾风倏然吹起她漂亮的长卷发。方清明踉跄着止住脚步，面色微微发白。车队很快就消失在狭长的街道尽头。林和熙松开他，弯腰捡起掉落在脚边的纸张。那是两张周末画展的门票，展览的作者是如今国内有名的女画家。 林和熙上高中时就知道他，又细细打量两眼，他才将门票还给方清宁。你要去看画展？情绪渐渐平复，方清宁接过那两张门票收好，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我喜欢的人是本部美术专业的学生，我想约他周末去看画展。”林和熙点点头，想了想，又问：“嗯，哎？” 门票在哪里买啊？你也想去吗？方清明诧异又困惑。我在网上买的，因为每天都会限制客流，所以门票已经提前卖光了。他顿了顿，又有些遗憾的补充：“这个周末是画展对外开放的最后两天。”林和熙倒也没有太过失望。啊，只是突然想去，也不是非去不可。 方清明心中犹豫不定，片刻之后，仿佛终于下定决心。他抬头看向林和熙：“如果你想去，我可以把票给你的。”林和熙有几分意外的回望他：“只是单恋的人而已，对方并没有说也喜欢我。”方清明毫无失落感的笑了起来：“ <laughs> 再说了，画展这么多。” 我可以约他下次去的。你也说了，画展这么多。林和熙反应过来，同样笑着回绝他的提议。既然你们可以下次再去，那么我也能下次再去啊。方清明轻轻啊了一声，果然听话的岔开话题，不再提及送票的事。岂料在周末到来的前一天，方清明突然再次在微信上找他，提出要把门票送给他。 心知，大概是他的计划出现变数，林和熙没有再拒绝。两人中午约在食堂里碰面。吃饭的时候，方清明将票拿出来给他。林和熙接过那两张票，拿出手机道：“我把门票钱转给你。”方清明连忙摆手说：“不用，就当是作为上次你帮我的回礼吧。”他重重叹了口气，强作镇定的扬起笑容。 我昨天在微信上约他，然后被拒绝了。林和熙没有安慰他，只半是玩笑半是建议的道：“借酒消愁，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法。”也不知道是真当做玩笑来听，还是当成建议记在心里。方清明埋头用筷子戳餐盘里的米饭，没有说话。林和熙观察他面上神色半晌。 又忍不住叮嘱一句：“对了，如果要去喝酒，不要一个人单独去。”方清明满脸沮丧的应了下来。两人从食堂里分开以后，林和熙看着手里的两张票，也有些发愁。原本只是想买一张票自己去看，线下又多出一张票来，他也想不出来该如何处理。闲置那张票有点浪费，他也没有任何可以送票的朋友。 林和熙在食堂前的广场上的雕塑旁站定，而后在心中默念：“假如他绕过雕塑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女生，那么他就将多出来的票送人；如果是男生，他就将那张票闲置。”林和熙垂眸静等三秒，转身缓缓朝雕塑后方走去。出现在视野里的是一双价值不菲的品牌球鞋。林和熙略微扫了扫。 甚至能够很快便辨认出来，球鞋的配色还是有钱却难买的限量版。他已经能够在心中猜到，球鞋的主人必定是男生，视线却还是顺着对方那双修长笔直的小腿，伴随他抬眸的动作缓缓上移。宽大的球裤和球衣映入眼帘，然后是对方抱球时肌肉线条明显起伏的手臂。 脖梗上凸起的喉结和线条流畅利落的下颚，以及抿成直线、略显冷淡的嘴唇和又高又挺的鼻梁，最后对上那双熟悉的漆黑深邃的眼眸，林和熙微微一怔。或许，还有第三种选择，他在心中想，而后兴致盎然的抬眼，笑容灿烂而明媚的望向站在自己面前的幼虫。